听众朋友您好，现在是 NHK 环球广播网日本国际广播电台的简明日语节目时间，我是主持人文玉。大家好，我是江川，今天也让我们一起开心的学习日语吧。今天学习第三十三课，重点语句是。さんにあげます。送给你。 短剧的主人公是泰国留学生安娜。安娜和朋友小英正在静冈市逗留。今天小英去参加朋友的婚礼了。安娜和小英的堂兄健太去了大学的学员祭。安娜正在参观健太所属的摄影俱乐部的展览。好，下面我们来听第三十三课的绘画，重点语句是：“安娜さんにあげます。” 送给你。これは僕が富士山で撮った写真です。あ、私だ。驚いた後でアンナさんにあげます。写真をくれるんですか嬉しいです。我来讲解一下 健太带着安娜来到了摄影俱乐部的展示。これは僕が富士山で撮った写真です。这是我在富士山拍的照片。これ这个是表示主题的助词。僕我这是男性在较为轻松的场合下使用的第一人称代词。那是表示主语的助词。富士山 富士山，で，是表示场所的助词。とった，是，取ります，拍摄的他行，表示过去或完了。写真，是照片。です，是句尾的郑重说法。僕が富士山でとった，我在富士山拍摄了，是用来修饰写真照片的。对，修饰语要放在名词前面。 像这样比较长的句子也是一样，动词要用普通体。都的，明白了，用普通体，也就是说要用他形或词书形。我读的书这句话用日语该怎么说呢？书是 h o e 我读用动词的他形来说就是，私が読んだ，所以我读的书就是。 私だ本。的が読ん的本。知道了。我们接着看下面的对话。安娜说：“啊，我读的。”啊，是我。啊，是表示吃惊的感叹词。我读我读是句尾轻松语气的说法。原来是安娜的照片被展出了。 对，好像是前两天他们在富士山附近拍摄的。健太对安娜说：“驚いた，吃惊了。”驚いた是“おきます”，吃惊的他行。句尾用声调来读，就是疑问句。用郑重语气说的话，应该是“おきました家”。あとで、アンナさんにあげます。回头送给你。あとで。 是随后回头，安娜桑是对安娜的称呼，你表示动作的对象，あげます是给。日语里很少对自己面前的人，尤其是长辈使用。あなた你，因为这样说的话常常会显得没礼貌，所以呢，请大家注意，在说日语的时候要称呼对方的名字。嗯，那我一定要注意了。 好，我们来练习一下今天的重点语句的发音。安娜さんにあげます。安娜吃惊地问健太：“写信をくれるんですか？”你是说把照片给我吗？写信是照片。哦，是助词，表示动作的对象。くれる是くれます，给我的词书型。 んですか？是什么什么吗？这个说法我们学过，是请对方做出说明或进行确认时使用的。安娜接着说：“嬉しいです。”我太高兴了。嬉しい是形容词，意思是高兴。this 是句尾的郑重说法。好，我们再来听一遍第三十三课的绘画今天的重点语句是。 アンナさんにあげます。送给你。これは僕が富士山で撮った写真です。あ、私だ。驚いた後でアンナさんにあげます。写真をくれるんですか嬉しいです。接下来是 导师点睛环节，有请负责本节目监修的德勇阿卡奈老师来为大家介绍学习要点。今天我们学习了表示瘦瘦的动词阿げ马斯和克れ马斯。这应该是日语特有的表达方法吧？我觉得挺难的，怎么来区分使用呢？好，我们请德勇老师来讲解一下。私が教えましょう。 德勇老师说，在日语里，使用哪个动词取决于说话人站在授予者的立场上，还是站在收受者的立场上。在今天的绘画里，像健太这样在说话人送给对方东西时使用あげます，其他的人送给别人东西时也用あげます。不过あげます这种说法。 有给予恩惠的印象，所以对长辈说的话是不礼貌的。如果以尊敬的口吻来说的话，可以说“ます”。另一方面，对方给予自己什么东西时，用“くれます”。以健太给安娜照片为例，从安娜的角度来说，就要用“くれます”。 k u r e 在别人给予自己的家人等与自己关系亲近的人物品时也使用。自己所属集团的人称作 u c 是 u c 自己人还是外人？是判断是否使用 k u r e m s 的标准。对 u c 也就是自己人不使用敬语等。 u h i 和 “soto” 是学说地道的日语所不可或缺的一个概念。以上是今天的导师点睛。接下来是声临其境，给您介绍日语的拟声拟态词。请先听一下这个单词：“nico n i o 我知道，形容微笑的时候。 用“尼古尼古”这个词，对，“尼古尼古”形容不出声的开心微笑的样子。再给大家介绍一个类似的说法，“捏呀尼这个词形容窃笑的样子。比如男性看到漂亮女子时嬉皮笑脸的样子，就可以用“尼呀尼呀。 身临其境，今天给您介绍了“尼コ尼コ”和“尼亚尼亚”。最后是安娜回想今天一天的安娜的自言自语：“耶多哟哦，在学园季，学生们摆了很多小摊儿。我吃了炒面。秋天被称作。” 艺术之秋、体育之秋、食欲之秋，有很多活动，这个季节真是太棒了。好，听众朋友，第三十三课就学习到这里。今天的重点语句是さんにあげます”，送给你。下节课，安娜要品尝静冈的美味海鲜。欢迎您到时收听。